第九集，旁边有人神色复杂的补充：“我好像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言，说林和熙以前上高中的时候，还是学校里成天打架惹事的校霸。”周轩丢下手里的牌，转头看向没有说话的尤崇：“先去找他。”尤崇显然心情也不太好，拧眉问杨爵：“车钥匙怎么到他那里去了？” 沉浸在林和熙的校霸人设中久久未回神的杨卷，此时终于记起正事来，连忙摆手替林和熙澄清道：“不是的，他没打我。”他三言两语朝众人解释过后，最后才面色尴尬地对尤崇道：“他锁了车就把钥匙拿走了，应该是忘了还给我，我也忘了去问他要了。”虽然是有心帮林和熙说话。 但显然，众人对林和熙的糟糕印象早已根深蒂固的植于心底，都没怎么将他的话往心里去，甚至反过来劝他不要和林和熙走得太近。无论对方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，显然都是没安好心。一有人朝林彤抱怨：“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同意让他跟过来。”林彤闻言，脸色有些不太好看：“你以为我想让他跟过来吗？” 还不是我爸。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，林童堪堪止住话头。然而，还是有人耳尖听到了。你爸？你爸为什么非要让他跟过来？林童不欲将林远威那点心思摊开在油虫面前，随口找了个理由，意图敷衍过去。呃，大概是看我跟他关系不好，想让我带他出来玩吧。 在场无人清楚林家内情，林童的借口在外人面前也站得住脚。大家点点头，收起好奇心，不再追问。既然没什么大事，周轩招呼大家重新落座，继续来玩。尤虫丢下手里的牌，杨卷来替我吧，我去把车钥匙拿回来。杨卷面露迟疑：“啊，我不怎么会玩，规则很简单。” 不会就让周轩他们教你？尤虫道。杨卷这才在尤虫的位置坐下来。尤虫找到包厢里来时，林和熙正枕着从卡丁车比赛中赢来的大熊，躺在沙发里玩手机，膝盖搭在沙发扶手上，将两条长腿相当随意地挂在沙发外轻轻晃荡。听见推门声，他连眼皮都不曾掀起，始终专注盯着自己手机屏幕里的游戏画面。 尤虫反手关上包厢里的门，走至他跟前停下，在沙发旁居高临下的垂眸望他。车钥匙呢？林和熙忙着操纵游戏角色清理小兵，半晌后才心不在焉的开口道：“什么车钥匙啊？”当他是故意为之，尤虫冷下面色来：“你身上有什么不是你的东西？你自己不知道？”林和熙顿了两秒。 朝他站的方向点点头，口吻略显敷衍。好，等我打完这局。心中对他这副懒散模样止不住的生厌。尤崇没有丝毫等他的耐心，弯腰就要伸手去拿他握在手中的手机。林和熙手腕轻轻一晃，躲开他伸过来的那只手。百忙之中抽空抬眸，仿佛从未和他发生过任何嫌隙般，面色自然地朝他弯唇笑道。 就等两分钟。对上他的笑脸，游虫动作微顿，转而思及半小时前林童口中的解释，以及上午自己对林和熙脱口而出的那些话，确实是自己误解在先，也就真的在对面沙发里坐了下来，等了他足足两分钟。这两分钟不多也不少，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告诉他，林和熙的话简直毫无诚信可言。 瞥见仍然躺在沙发里维持原有姿势的人，尤宠终于生出浓浓不耐来，起身走向对方。两分钟已经到了。林和熙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，面上做出轻微懊恼的模样。啊，我以为两分钟可以结束的，要不你再等我两分钟？尤崇打断他的话：“你把钥匙放哪儿了？” 我自己拿，那你自己拿吧。仿佛对他的提议乐见其成般，林和熙眼眸带笑的点点头。嗯，就在我的口袋里。视线从他的白色 T 恤上轻轻掠过，油虫脸色不快的弯腰，将手伸入他的牛仔裤口袋中。夏天的长裤布料很薄，口袋又是贴身的设计。 油虫修长有力的手指从口袋边缘挤入，隔着那层轻薄的布料，手指关节不可避免地贴在了他的大腿皮肤上。轻微发烫的温度由对方指尖散溢而出，从布料表层渗透下来，带着独属于炎炎夏日的燥意，缓缓在他的腿上蔓延扩散。林和熙动了动那条腿，注意力终于从手机游戏上挪开。 扫过自己那被油虫的手指撑得微微鼓起的裤子口袋，最后落在对方那张轮廓优越却没什么好脸色的脸上。他对着油虫的脸定定地看了两眼，眼底冷不丁地浮起些微促狭之意来。下一秒，林和熙伸出手去，隔着裤子口袋将掌心覆在油虫的手上，语调诱导而微妙的道。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性取向吗？尤虫指尖夹住他放在口袋里的东西，眯眸望向他那只不安分的手，把你的手拿开。林和熙置若罔闻，眼尾轻轻上扬，靠在大熊怀里，斜着头看他，似真似假的开口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当你把手伸入我的裤袋里的时候，就意味着……” 仿佛对他的话毫无兴趣，尤崇神色淡漠，唇角甚至挂着痴意，抬起左手掰开他压在口袋上方的手指。他顿了顿，眼里笑意渐深，压着舌尖暧昧的吐出后半句话：“就意味着，你正在对我做出暧昧的暗示。”说出这句话的同时，他手腕轻翻。 指尖顺势攀上油虫左手的手背，柔软温热的指腹从油虫手背上拂过。油虫猛地甩开他的手，退开，眉眼微晕地将从林和熙口袋里摸出来的打火机丢在桌面上，伸手钳住他的下巴，冷声警告：“不要把你用在那些男人身上的手段用在我身上。你就算脱光站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反应。” 林和熙顺从的安分下来。我知道了。尤崇瑞里审视他两秒，然后才松开他的下巴，一只手按住他的双手，另一只手没入他另一侧的裤子口袋中。片刻之后，他再度将从林和熙口袋里摸出来的耳机丢上身后桌面，目光厌烦的看向林和熙：“钥匙在哪里？” 面不改色地对上他的目光，林和熙轻挠下巴，放缓语速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得想想才行。”尤虫伸手就要将他从沙发里拎起来，林和熙却笑意盎然的先眸看他，在他的怒视中抬高双臂，缓缓伸了一个懒腰，口中漫不经心地重复他的问话：“嗯，钥匙到底在哪儿呢？” 身上的 T 恤顺着他伸懒腰的动作往上抬，渐渐露出他衣服下的牛仔裤和小节白皙的腰线来。没了衣服的遮掩，油虫看得清清楚楚。就在林和熙的低腰裤头上，赫然躺着一枚熟悉的车钥匙。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林和熙，此时也只是慢吞吞啊了一声，带着惊讶又无辜的语气，轻飘飘开口道：“哎。” 啊，原来是在这里啊！沙发旁的油虫盯着自己的车钥匙，面色已然黑如锅底。